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九月十八号星期五，在东半球中国那边的网友看到就是星期六了。今天有几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呢，是美国商务部发出针对腾讯微信 WeChat 和抖音 TikTok 的禁令，终于靴子落地了，这个实锤的东西来了。再来呢，就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在宴会致辞当中，蔡英文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一步。”啊，这句话是最重要、最提神的。后面他还说了一些别的，说透过彼此之间面对面的意见交换，将会为美台更深化合作开启新的里程碑，什么什么的。但是呢，啊，这个美台高层对话极其敏感呢，说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一步。 意味深长，他绝对不会是随口一说，即兴发挥。那这个关键一步指什么呢？最大的暗示当然就是指美台建交了啊！所以大家看够有内涵，够重要吧？那咱们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说啊。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商务部针对微信和抖音的禁令。首先就是从九月二十号起，就是马上要到的这个星期天开始呢。 微信和抖音的两项基本交易内容，在美国法律的有效实施地方被禁止了。第一，就是这两项应用在美国的应用程序商店要发布和维护不行了啊，也就是从什么苹果应用程序商店啊、Google Play，移除了。呃，另外他们的组成代码或者程序的应用更新。 也被禁止了。那这句话说起来很长很拗口啊，用中国人所理解的概念，一句话翻译呢，两个字翻译啊，就是下架。如果说离完全下架还是有那么一点距离的话呢，就是已有的用户应该暂时还能继续使用，没有说从服务器端直接堵死啊。从九月二十号开始，你连那个 App 都打不开啊。目前还不是这个情况，但是因为你得不到程序的更新嘛。 啊，所以渐渐呢，它和这个你手机的操作系统啊，别的应用环境脱节了，也就只能放弃使用了。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我就是下载这个程序没有花钱，也算是交易吗？按照美国政府在二零一九年五月份发布的行政命令啊，确实算。所以呢，没有办法，在美国的微信用户们，请你们拿起电话，还有去超市买长途电话卡吧。 今后呢，得改用电话与中国的亲友还有客户联系了。第二项被禁止的交易呢，也就是微信支付了。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转账还有付款的业务被停掉了。除了这两项基本制裁内容之外呢，还有四项措施：针对微信是从九月二十号开始，针对抖音呢是从十一月十二号起实施，就是禁止在美国境内给他们提供互联网的托管服务。 还有禁止给他们提供内容传送服务，还有禁止提供直接承包或者分包的互联网传输对接服务啊，这些词儿呢听起来是比较技术化、比较细节，等等吧。呃，其实呢，这些措施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阻止微信和抖音钻空子，利用别的渠道啊，绕开禁令，比如把他们的 app。 呃，更新和优化呢，委托给某个第三方，让现有的美国微信用户呢，可以不受禁令的影响，一直使用下去啊，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禁令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就是如果美国政府判定上面禁止采取的行为被某些其他应用程序以某种方式加以复制，超出了这个行政命令的范围，美国总统呢还有权采取额外的行动加以应对。 啊，那这个话呢，听起来也是比较头晕啊，有一定模糊度。但是呢，他的意思很明确，就一句话，就是要把微信给你干死啊！任何想取巧、找漏洞、绕开禁令的做法，一旦发现就斩立决啊！就是这个意思。对微信呢是如此啊，非常严厉；对抖音呢是稍微留了个小后门啊，就说如果在十一月十二号之前与抖音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获得解决，那禁令呢是有可能解除的。 也就是说，如果在那之前，美国抖音真正啊从资本上、从这个技术控制上变成了一家美国企业，那当然另当别论了。但是呢，他对微信却是一撸到底的啊，没有留什么余地。 两天前呢，美国司法部有一个澄清，说美国的微信用户啊可以继续使用，不受惩罚。那还燃起了一些人的希望啊，会不会对微信真的放水了呢？这个两个国家打的再厉害，小老百姓还是不应该受影响吗？现在看起来呢，所谓的不受惩罚的意思，也仅仅是让这款应用在得不到更新的情况下自己被淘汰而已啊，也就不超出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呀，这个中国。 大陆还有海外一部分大陆背景的华人呢，确实有一种强大的思想惰性。因为在中国，他们被教育，你只要负责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啊！国家大事啥的，你们去交给党和政府操心，你们不要管政治，你就会万事平安，岁月静好了。由于在那种环境里边习惯了呢，就真的就养成了这种惰性，以为外面天翻地覆，自己还能够岁月静好。 思想懒惰就带来了行动迟缓，一旦外部环境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哀鸿遍野了，受到很大损失。那这次针对微信的禁令一下来，除了在美华人之外，啊，当然还有在中美两边做两边生意、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是不是还以为不管两个国家掐的多厉害，我还能够继续延续原来的生活方式？ 确实呢，由于脸书和推特进不了中国，微信成了唯一的平台。那很多人觉得这个中美是怎么也很难完全脱开的吧？哪能说斩断就斩断呢？他还真的就是说斩断就斩断了。这个斩断微信，当然他还是给了一点点这个缓冲空间啊。它不仅仅是联络方式的改变呢，大家得看到它是中美脱钩的关键一步。大家得读出这个意思。 也就是双方从商务民间联络的毛细血管层面，真的也要切断呐，他就是来终止岁月静好的。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理解这一点，对于朋友们啊，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意、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其实是很关键的啊。对于那些在中美两边都有生活和生意的朋友们来说，很重要。 既然这回明白无误的把微信支付在美国禁掉了，那您再缺乏想象力也不至于想不到支付宝也不远了吧？因此岁月不再静好，大家早做打算啊！我只能给朋友们送上这句话：最起码呢，您长个心眼儿，有备无患。对微信和抖音的处置呢，其实是在日程之中的，大家可以预见到后果很严重，但是呢，毕竟有四十五天，它也有可能变得不那么严重。 以前变得不那么严重又拖延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就像法庭，他要审判某某被告，说按他这个罪名量刑的上限是无期徒刑啊，这只是量刑的上限，实际达到量刑上限的案例现实中并不那么多。而现在针对微信呢，就是抵着这个处罚的上限来做的，那也就是说，在这四十五天之内是有一系列事件发生，促使美国政府做出了这个决定。 有哪些事情呢？就是咱们之前聊过的，美国大使馆在微信上发文章，结果被删了；还有持续不断的黑客活动，呃，有深圳振华公司在全世界搜集海量的个人信息数据库被曝光，这都是促使美国政府针对微信、抖音做出现在这个决定的因素。因此呢，现在球呢是到了中共脚下。赵立坚之前不是说过吗？啊，美国可以制裁微信、抖音，我们中国人可以不用苹果手机。 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把苹果踢出中国呢？咱们拭目以待啊！就是你这边还是要继续加速升温，还是要降温呢？现在就看中共那边怎么表现了。那接下来呢，谈谈我看到这些新闻事件的感想啊！大家是否还记得一年多以前？呃，应该是在中美贸易战去年五月份升级开始的时候啊，我讲过一个分析，就是中共的决策层还有他们身边所谓的智囊们。 其实是严重不理解民主国家基本性格的，因为很多中国人他那个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一上头，他很容易对民主体制产生一种轻蔑。民主嘛，就是吵来吵去，既低效又迟缓。你看，中国高铁都呼啦呼啦修起来了，在美国啊，要修一条地铁都很难呢。 再有呢，就是民主非常软弱，只要文攻武赫对老百姓吓唬吓唬，这些软弱的民众就会去影响他们的政府，然后对北京就妥协了。对台湾的政策呀，就是基于这个思路设计的，对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这么做的。有没有效呢？可能一些中国人认为有效，但其实是错了。这个立场的强弱呀，它主要是和国力有关，它和民主和威权体系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是呢，就其本性来讲。 也就是说，如果相对立的双方力量接近的话呢？要知道，民主政府它是倾向于打全面战争的，它是倾向于全面开打，跟你死磕的；反而是专制政府喜欢见好就收。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我提这个观点，好像跟很多人这个理解的不一样，是吧？其实呢，这才反而比较接近民主政府的真实性格。尽管呢，你平时看他们低效、软弱。 啊，为什么呢？因为越是体量大的民主社会，它要动员全社会投入到一场竞争当中就越难。难在什么地方？就是凝聚共识比较难，因为姿势体大，它最起码得比一般的社会事务再凝聚起多一些的共识，才能够举国投入一场竞争。啊，所以它启动起来就比较难，比较慢啊。但是，一旦这个国家整体被发动起来，你要结束它也比较难呐，就必须得有一个。 能够得到高度共识的结果，大家才认账啊，这个仗才算打完了，我们才能结束。你说只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成果啊，你解释你赢了，我解释我赢了，在民主社会啊，内部就很难通过，他得有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服气的结果，不管是胜失败也得一目了然呢，分歧要很少才能够结束战争。所以呢，体量越大的民主国家是不打则已，一打就是全面战争，就要打出一个黑白分明的结果。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性格。相反呢，在专制社会，因为国家是握在一小撮人手上，这个专制者如果很强势，像毛泽东那样的人，他灵活度很大的，他说打就打，说停就停，他的操控度很大，他是很容易见好就收的。当然呢，咱们不是说每场战争都符合这个定律，但是它是历史上的一个大趋势。大家看一看啊，十九世纪的战争，当时多数国家是君主国。 那个战争的规模都很有限啊，像什么普法战争，就算是很大规模的战争了，很少超过一两年它就会停的。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投票权在欧洲已经大为普及了。这些欧洲国家虽然很多还是君主制，但是民选和议会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已经大为提高了。那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就不打到各国都血流干放尽，它就停不下来。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发达工业国里面，民意的对国家支配度又上升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二战当中，同盟国就提出了无条件投降原则，那更加是无余地的死磕了。就是你要讲条件，咱们停战谈判呢，对不起，不行！你要说停战，就得无条件投降，就得把你打到彻底垮掉，要一个最明白无误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法歪曲解释的结果。 那就是无条件的放下武器，举白旗。美苏冷战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大历史事件，过程当中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局部战争啊，它确实没有发展成为全面死磕。但是这一个大事件的最终结果，也是美国这一方的完全胜利，另一方苏联的完全溃散瓦解，是以这个结果收场的啊。如果是以拳击比赛来打比方。 强大的民主国家，他作为一个参赛选手，他是什么心态啊？他心里想的，我既然上台来打拳，那就不是要记小分啊，啊，最后自己赢了就行了。他对胜利的理解方式是，得一拳把对手闷倒，倒数十秒钟你爬不起来，然后呢，他高举双手向观众们展示我赢了啊，这种赢才叫赢。 而中共那边呢？你别看什么大内宣、大外宣，嚷嚷的很厉害，其实他心里是满足于算小分的啊！只要这样能赢，就欢喜万分了。双方是抱着不一样的心态走上拳击台的，决心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执行力也不会一样的。 啊，再说远一点的，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毁灭了北非劲敌迦太基。那不仅仅是要拆掉城墙，把人民变成奴隶迁走啊，连土地都给你撒上盐，变成荒地，让你们的子孙后代以后回到这儿来也种不出粮食啊。他是把总体战的意志贯彻到底，消除你一切的战争潜力。那个时代的战争潜力就是农业，不留一点灰色地带的。当然，现在时代变了啊，这个有。 文明人权的概念是不会这么做了，但是一个共识型的政府，当他又有力量的时候，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中共那些决策者，还有他们身边的所谓智囊啊，其实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啊，他对历史轨迹的理解都是错的啊，没文化真可怕，以为这个真的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民主就是软弱迟缓了。 中美现在不仅仅是进入冷战，它已经上升到冷战和热战之间的凉战，叫 Cool War 或者温战 Warm War 啊。那美国这边呢，已经全面发动起来，抗共已经成了全社会共识，所以它只会分出一个明明白白的胜败，不到这一步不会结束啊。要说别的，确实也晚了。再回过头来说，蔡英文见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说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一步。 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克拉奇此番来台，双方交个底。克拉奇对蔡英文说：“美国大哥是有决心干到底啊，咱们要整就整个大的。”台湾小弟跟不跟？蔡英文说：“跟啊！”这就是有决心踏出关键一步了。克拉奇就拿到了这个保证。那现在对台湾来讲，当然没有什么比美台建交是更关键的一步了。 那这一步到来的话，对中共就是将军了，啊，请问你打不打呢？不打，所有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什么国家统一、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宣传就破产了，那你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吧？你那个最神圣的使命都捍卫不了吧？那你还怎么存在呢？可是真要打的话，能打得过美军吗？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问啊，什么时候踏出这最关键一步呢？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啊，就是四十多天以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台复交真的到来的话，比较大的概率呢是在那之后，但是啊，也不排除比那更早。咱们前一回节目不是谈到了吗？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那个月，那个十月份，经常会发生十月惊奇事件啊！大家看，现在美国驻北京的大使离职，蔡英文对克拉奇说：“有决心，难道？” 美台复交会是今年的十月惊奇吗？啊，啊，这纯属猜测，如有雷同呢，纯属巧合啊。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是金风堂兄带来的节目，谈欧洲和美国谁才是古罗马真正的继承人？啊，说句题外话啊，金风堂兄这个话题呢，让我有很多感慨。就是古罗马时代，你看意大利南欧，它和 北非和现在的小亚细亚，人家是一个世界。你从意大利旅行到埃及，到阿尔及利亚，到叙利亚啊，那感觉呢，就是从山东旅行到广东啊那种程度的差别。那个时代的罗马城、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提阿，那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啊，就像今天的伦敦、纽约一样，都是百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城市。但是今天你再到南欧、北非。 叙利亚那边转一圈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星球了，都那种感觉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历史沧海桑田的变化，真的很让人感伤啊。最后提一下啊，我有一个副频道叫做“文章思绪飞扬”，今后呢，我会把非时政类的节目放到这个副频道上去。目前呢，我在这个频道上主要放的是我会员网站上的各期节目啊，每一集呢，我尽量剪出一个两到三分钟的节选放在上面。 既给会员网站做一个推广，也是尽量满足免费观众。就是咱们得在付费和免费观众之间找一个平衡。放的太多的话呢，对咱们付费会员又不公平了。但是这个星期六呢，我会在“文章思绪飞扬”频道上发表一集影片，尝试另外一种风格和内容啊。是什么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啊，请朋友们关注啊。如果您对呃文章时事评论以外的内容也感兴趣，那么请订阅。 文章思绪飞扬，这个频道，今天呢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回再见。